师弟，若不杀岳飞，岳飞必反。 <laughs> 弟兄们，十余年间，我们披坚执锐，往来迎敌，没有一夜可以安寝。 不是我们不想睡，是契丹不让我们睡，是北辽不让我们睡，是贼寇不让我们睡。天下之大，竟找不到我们宋人安睡之所。你娘在我背上刺了四个字：尽忠报国。勿忘国耻，光复中原，就是我们的忠；万千黎民，天下苍生，就是我们的国。 在哪里繁衍生息？他们在哪里祭拜祖先？他们在哪里提笔写字？哪里就是我们的国。我，岳飞，相州汤阴，我家乡天高万仞，地厚九重，麦穗厚的能斩人。我们出生长大、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怎能让贼寇信马由缰？弟兄们，向着家乡出发！

而且我还跟老师说要上厕所，专门跑出去，在厕所里都没有收到。你跟班主任打电话就说我要退钱。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呵呵 没等啊，二八了而且而且小哎，我跟老师我他们不新京报报道说，一名参与中祥三中监考的老师说，该考点存在作弊情况。虽然老师三令五申，仍然有学生带手机等作弊工具进入考场。 金山中学一位老师说，七号那天，金山中学一位李姓老师在钟祥三中第十考场监考的时候，没收了一名考生的苹果手机。考试结束以后啊，李姓老师回到考点办公室，有考点试卷复核员掏出两叠钱摆在他面前，钱上写着“幺零杠六”的字样，是被没收手机的学生考场号和座位号，希望私了该学生作弊事件。 李老师没有收钱，出了考场就被人打。 <laughs> 李老师随后报警。该老师透露说，李老师被打后，八号中午又有一名外地监考老师在钟祥三中被打。钟祥市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张军表示，他已得知有两名监考老师被打，警方介入调查。 但他称不清楚老师被打的具体原因。张军说，事发以后，钟祥市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，妥善地控制事态。而网上流传的视频还显示，有家长指责前来处理此事件的钟祥市副市长，质疑这个考点为什么突然把原来定下来的监考老师换了，突然把无线电信号 <laughs> 屏蔽、语也换。你知唔知啊？佢 <laughs> 质问佢点解唔准传送？ <laughs>